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小军军，我怎么跟着他也叫 <laughs> 你小军军了？别那么抢，不要跟我抢好不好。 <laughs> 老大不抢。又婷已经已经 <laughs> 已经抢掉了。小军军轮到我了吧？小军军，别理他。小军军，你为什么这么迷恋小军军呢？我讲过了，我对高挑的女生，不是我正好坐在对面而已，他怎不见得迷恋你吧？我，你算很高的吗？ 在我眼中嘛，高挑嘛，不一定是高，是高挑女生。而且那一天她穿的衬衫嘛，我对高挑穿衬衫的女生是没有抵抗能力的。那街上太多了， <laughs> 啊对， <laughs> 所以，我基本上不出街， <laughs> 老婆不给出街。哎，最近咱们这个义军啊，我觉得也是这个怎么说呢？云游四海。哎，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好，对吧？ 有，主要主要是有点时间比较闲，对。对，又有了孩子，对吧？又有老婆，又有孩子，不是不是， <laughs> 我怎么不知道啊？ <laughs> 跟你没关系。 <laughs> 吓我一跳。一个女人该有的都有了，是吧？有有很好的家庭。我总觉得你下面该转该转折了，赶紧转折。没有，还有知识，有文化，对吧？这个。他不是。 她讲没老公吗？而且她有外遇，她是有外遇，外遇。 <laughs> 天哪！ <laughs> 什么？我就 <laughs> 你听这个，你已经振奋了是吧？我也振奋了。谁呀？她的外语是阿拉伯语哦，外语。你你是懂阿拉伯语的？我学过。你看英语不要说，人家懂阿拉伯语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我的外语是广东话。我我的外语才是广东话呢。我那天还跟他们讲呢，我是中国的女主持人，你发现没有？必备的一个素质啊，得会英语。嗯，这。 <laughs> 怎么了？全世界的好多哎，你看中国的男主持人都不见得个个都会英语。那最出名那个不是英语很好吗？谁？那进去了。 <laughs> 中国男主持人英语最好的就进去了，你就千万不要懂英语。 <laughs> 但是你看中国女主持人，我发现你看女的她就是条件。 他这这有很多条件，哎，他会英语，这就是他的一个条件。其他方面呢，你也看不出什么来。没 <laughs> 有没有。 <laughs> 对瞎说啊！这女主持人我还是很喜欢的，尤其是易君。易君。不好意思，我老去讲。手下留情，好吧？手 <laughs> 下留情。我是想说呀，你最近生活状态特别好，而且就去了伊朗，对对，是可以，因为一个神秘的国度。 因为中东吧，我就没去过伊朗。哦，不，当然也很多地方我没去过。因为我主要是呃学的是阿拉伯语，一直在阿拉伯国家打转。中东有五个非阿拉伯语的，但波斯语的伊朗它就是当中一个，所以我就去到那儿了。 就想去看一下这个我没去过的地方。哦。伊朗不是老跟阿拉伯人就他们就打仗了吗？以前跟伊拉克打仗什么，他们是波斯语不一样。哦，是波斯。哎，他是波斯，宗教信仰一样，但是语言是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我带点带点这个伊朗的情报，我来告诉你。好。伊朗的情报就是你这你所有用的信用卡在那都不能用。为什么？ <laughs> 它跟外面的金融体系完全不一样嘛，我们一般用的信用卡都不行。你不跟国际接轨哎，完全不行，因为它不是金融制裁嘛。 它就完全都不接轨，所以你得带一大桶这个现金过去。哦， <laughs> 对。哎，其实那个地方的形式啊，我一直都弄不清楚。就是说，只有你们这些女记者，你们爱去那儿，我 <laughs> 从来都不会去。稍微有点危险的地方，我绝对不会去的。伊朗一点都不危险，因为封锁它治安好极了。我告诉你，一点都不危险。 伊朗跟伊拉克现在关系对对对对怎么样？不，他们两个就是这个状况天差地别。伊拉克现在不是很乱吗？就是那个 S M I I I 就是那个差不多差不多 S M S I S I S I S I S I S ISIS 对。他们和伊拉克和伊朗这几个地方这没什么关他们他们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伊拉克萨达姆的时候不是逊尼派嘛，所以跟这个跟什叶派的伊朗就老打架。 后来这美国人来了，把逊尼派的这个萨达姆给赶走了，把什叶派的人给弄回来了。他们俩就信了，就是说伊朗和伊拉克信的是同一个这个教派了。所以当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说，这小布什就很蠢嘛，把把伊朗敌人给打跑了，搞得伊朗现在在中东势力很大。但这个 ISIS 现在他又是一个信仰逊尼派的，他又回来又对，所以就很乱现在啊，基本上很乱。而且现在就是你看那视频呐。 砍，哎呦，砍那个美国记者的头啊！你看了吗？我没看，我看标题我就没看。他他穿了一个橙，就是他肯定不能放出来那个砍的那个还可以找到，我我坦白讲，我拿拿拿着 iPad 看，我看这个么？我没看，我就是手发抖，我想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不不能否认是好奇。后来呢，我就按不下去了，我手。 我不要干看这种事，太太太残酷。你说这个不是激怒老美吗？他故意的，还有人，他们有人在白宫门口拍了一张照片，说我们在这儿，但就不一定是了。就有人有一个不知道是这个是恶搞还是什么，有人在白白宫门口，就自己手里拿一张纸，说我是这个是 I S S，我已经到这里了。 现在，而且你知道，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时代，我们刚才说呢，我说民主，呃，暴力民主化嘛，谁都能，你说你这一个游客，我随便拿张纸，我一拍，在网上就传开了，大家就开始恐慌。对。这个东西现在恐慌传播的成本特别的小。对。啊，你就给传开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其实你看这个，它这样一个组织啊，它现在攻城落地就很快嘛，但它有个弱点，你看它在哪儿，其实它站不住，它这个扩张速度太快了，你从军事上来讲是不太不太合理的，你应该在哪儿经营一下，对吧？嗯。啊，它很快。 嗯，那美国人现在来这个收拾他，我就觉得从军事上来讲，你打就打跑他挺容易的，他可能又要他又回叙利亚又干嘛了。但是你要消除他这个影响，这种恐怖的影响，我觉得就是蛮难的。现在整个时代现在是越来越不安全。他根本就像古代的流寇，哎，流寇，而且没有信仰，没有价值。他有信仰，他强加给别人。那一套信仰基本上都是假的嘛，他们那个爱看好莱坞片呢。 很危险，我们讲他看到怎么办？对对对， <laughs> 你轻人有安全感啊。 <laughs> 那那个那个假的嘛，他那一套所谓信信仰，完全用暴力，用血腥。我就是流寇，反正你进来我们团体也不能离开，离开就要被杀，全部那个对，然后女人全是我们的。哎呦，但我跟你讲，去伊朗啊，你都觉得，我就觉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。我就想到了。 就是另外一个时空一样，你在外面觉得它很乱吧？嗯，进去里面安全极了。是吗？因为它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整个是封锁，所以呢，我就很闭塞嘛。嗯，外面东西它进不来。嗯，呃，它网就网络也闭塞，什么也闭塞哈。它整个是一种，其实这词不太适合，有点原生态。嗯，哎，你跟民风也很淳朴，你跟人去交流，我觉得他们教育水平就素质特别高，就惊到我了。 出租车司机跟我啊，有就有一个是，他不是出租车，就是一个驾驶员哈，跟我聊海明威，人家学的是美国文学。哎呦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一个小一个小翻译跟我聊小这个小众电影，他要当导演，你知道这个呃这个伊朗的电影都很发达的。然后我去参观一个王宫嘛，一个老王宫，一个看门的，我看一本特在看一本特别厚的书，我说你看什么书呢？我就过去看，因为他那个字母我可以念。 罗素的哲学，会有， <laughs> 我天哪，因为他们没有咱们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去玩啊，又玩玩微信，又玩这个那，当然他们也有这个 Facebook，大家都翻墙，但是就外面的这些东西干扰还少。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呃，就你感觉整个社会是被冻住的一块活一块活化石一样。会会会不会是那个他们知道情报员来了， <laughs> 赶快安 <laughs> 赶快原图安排样板。没有没有。安安安安排样板的。你觉得他有这种呃这个宗教的这种这种很怎么说呢？精神上面啊。神国神国。很神国的这种气氛吗？它是一个统治的手段而已了。我自己感觉它是一个统治手段，就跟另任何一种。 意识形态来统治是一样的，那么而就而且他们跟我聊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。你知道伊朗不是禁忌很多吗？你你女的你你你不能露头发，对吧？你不能公开场合去谈恋爱，你不能。我我就有个那个年轻人，就他跟我聊天说，他一个朋友，呃，带女朋友回家被邻居举报，警察过来来检查，发现那个女孩就已经不是处女或者怎么样啊，一人一百二十鞭子，就打的三个月不能下床。哎呦，因为。 这种这种情况，他们说，哎，我问他们怎么看这样的，他们就说我们政府特别的聪明，他们是怎么呢？管理你一个基本需求啊，你不是人有很多的需求吗？他把你这一条控，就是管理你一个最基本需求，不让你做这种很开放的爱或者是性怎么样。然后呢，这些人就成天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事情，每天我都在想，我什么时候能去找个姑娘呀？我有了机会我就干嘛干嘛，哎。 所以他们说我们这样的以后呢，我们的注意力全转移到这个事情上去了啊。这这这哎，我青少年时代就是这样的， <laughs>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性压抑，然后呢就全想着这个就。 <laughs> 对，但是其他事情他就不太关心。这这规矩蛮蛮危险的哈，因为我约一个女朋友，她是不是处女我也不知道啊。 抓到检查他不是处女，我也要被打一百二十鞭了。 <laughs> 那要先证明， <laughs> 我们看电你，你先给我证明你是处女，不然抓到了怎怎么办？你你是小问题比较考虑周全，蛮恐怖的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现在国际特务活动非常频繁， <laughs> 哎，咱们看看你的这个拍摄的照片，呃，伊朗哎，很少有机会去，伊朗可是个文明古国呀。对，这个是有，这是公元两公元两百多年的，就是就是就是描绘他们当就是当时这个战争的胜利啊，大流士嘛，他们大流士，这个你在呃。 就是大英博物馆，你见过？我在，我跟你说这一类的东西啊，狮身人面的，对对，包括纽约的那个大都会博物馆，哎呀，这这东个真是整个都给人拿过去，就是伊朗还有，伊朗还有，哎呦，这种巨大的哈，珀呃珀斯珀里斯就是他们当时的就是最辉煌的帝国时代，就相当于咱们这个这个圆明园吧，或者是。 这个紫禁城就这个遗址，而且它，你看它这个细节上雕的特别的好看，那最后一个人他都有一点微笑啊什么的，这都已经两这也是有两千多年，这个你也见过，在这个这个大英博物馆对吧？就这个狮子去咬它，后来我发现这个图案它整个宫殿里随处可见，就是一种精神象征，像咱们那个那个宫殿里是什么花儿福什么仙鹤长寿，人家是倡导这种精神，它是狮子咬牛，对对对，这是就是说。 各国来贡，就他们那时候也就也很多的这个这这个朝贡国赶着牛啊马，就是他这个细节处，他这种兽，他身上有这个翅膀嘛，神兽。对对对，这都在大敦，就西方的博物馆里都能经常见到。对他，这个是你没想到，就他们居然啊，伊朗以前跟这个美国好的时候，他们的。 这个博物馆就是这个西方美术的收藏是全世界第三，这个呃这个是米罗的画嘛，这个西班牙的最著名的画家，Andy Warhol 啊，这个他们也都有这样的啊，下面还有这个这是 Andy Warhol，这个是玛丽莲梦露看着一个戴头巾的女孩儿，对，啊。 有有用手机嘛？有有有有，他们也有。哎，你说的人连连手机都没有。他刚说嘛，又封闭没有手机可以玩。打电话还是可以。 <laughs> 他那个是 iPhone 嘛？ <laughs> 看对，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走私的，这个是达利的话。达利，他们也都在看。但这种展出是很少见的，他们因为这个。 这个宗教革命以后都给封存了，它也是好像是展示对美国要向它去改善关系的一个信号。这是那个美国大使馆就关了几十年了，就那时候那个电影关闭了，那不烧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那人质事件，那人质事件。现在还没恢复关系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就还封着呢，就这样子啊，有个特大的监视探头。 但是反美标语很少，反而是好多人在学托福时就在都在学雅思，英英英语班特别的多，大家都想出去。啊，再看下边。呃，这个是现代摩登女性，就是就是染了头发。哎，他们可以露头发吗？哎，理论上是不可以，他见到警察会拉上去。有风气警察，但有时候管得松，他有时候管得严。啊，你你看在下边。 就是逛，就等于在逛夜店。这所有的，你看的这些这个商标啊，咖啡店，还是本国人，本国人那头，你看他那头发染的，就是不让他们干什么吧，他们其实都干。哎，没人就没人抓吗？这是那一段时间管得松，他们会有规律的，就是几点钟的时候管得严，什么季节管得严。哦。春天，春天，哎，就他们都有规律，都摸准了，松一阵，严一阵。跟中国差不多。再 <laughs> 看下边。 哎呦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我。哎呦， <laughs> 这是我在当时就是得就得穿成这样。哎呦，家辉看了真是，我又兽性大发。 <laughs> 哎，你说我我最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对这个暑假，我是这个有个问题就是热的问题。你我到一些热带国家，我看见啊满街，哎，你注意到没有？阿拉伯人现在真是有钱。游客呀，你我要据我观察的啊，中国游客当然是最多了，咱躲都躲不及啊。但是呢。 仅次于的，甚至有的时候你在有些地方，我感觉比中国人还多的游客是阿拉伯的，就是你看这个妇女啊，穿的这个黑的，你知道我当时感觉啊，我穿这个短裤背心啊，热的冒汗。 我老是觉得他们热，他们得热成什么样？但是没见他们出汗。对对对，他们说不看你是这个是在哪儿干热地区啊，沙漠地区。他们说那样，呃，头巾倒不一定要，但是长袍它其实是很通风的。就男的他穿那个白袍子，他下面是不穿内裤的。 <laughs> 你们没穿嘛？ <laughs> 真的？呃，他们一般都不站着就解决那个，就可以方便什么什么。他这是这个是方，他是很方便，他很通风的。 但女的那个呢，确实这个话就说的远了，就是说他们其实一开始他们说《古兰经》也没规定一定要包成那样，后来就是越来越保守，包成那样。你看那个那个伊朗人啊，他们就说。 是我们好多事情都能忍，就是戴头巾这个事儿，说太热了， <laughs> 是吧？ <laughs> 真的很热，回家他们就那个什么。我我因为我特别怕热，所以我看见我老想问，但是我又怕冒犯人家。我说你们得多热啊！我在那儿戴着头巾，我觉得还挺好，我不用戴帽子了，就是就挺防晒。 <laughs> 你你你下回在外面啊，看到阿拉伯人不怕问他们用普通话问，我常觉得是华人装。 华联办是什么？ <laughs> 不晓得，我听过，好像这他们那个买东西啊，就有这种心理啊。大家觉得他是有钱人，然后优待特别好。 <laughs> 同样是有钱人哈，假如他看你是中国土豪了，你进去了，他就觉得态度服务不好。 你是阿拉伯的王子啊，那个那个贵妇啊，他的态度特好，还给你打个折。哦，对。所以你可以直接用普通话说。他们穿，他们穿黑袍的，他有很多那个品牌的，你以为那个那个香奈儿在在迪拜我见过一个店卖黑袍的是香奈儿的， <laughs> 他他这个他都分他都分层次。对。但伊朗吧，他们的其实就是禁忌很多以后啊，他们随时随地都是在，我觉得那就像一个大舞台，随时随地他们在展现自己。比如说你不让我露头发，对不对？ 露一点儿，我就是在展现我自己，我在抗争，是吧？哎，我染一个颜色怎么样了啊？或者我这个上面松一点怎么样？然后你不让我那个唱歌，他们他们禁止音乐，呃，音乐表演的时候不能见到乐器的，非常奇怪的。哎，他们有地下乐团，或者在这个街头，然后有警察来我就跑。而且呢，你你就你以为他们都很封闭啊？盗版的那个好莱坞的 DVD 满大街都是，啊，什么都有，然后。 我我就特别好玩，有个小孩他是卖那个盗版 DVD 的，我说你挣了钱要干嘛？他是中学，然后要读大学嘛，说我去读这个人类学，就冒盗版 DVD 做人去读人类学，特别有意思。然后。 你就你就觉得说很多地方你包括它那个景点什么的，因为现在去的这个就是这个游客还少啊，它就保存的都很好。还有一种那种庄严感在那里，很多可能你去的游客特别多的地方，你就会发现已经烂了，像一张就是明信片已经褪了色那种感觉。它那个地方很鲜活哦，还有就他们跟中国的关系其实特别好，特别多中国人在那儿我都不知道。我从香港飞过去。 飞机票很贵，你从广广州飞特别便宜。我碰到一个在伊朗的出租车司机啊，他说我会三个中国单词，第一个当然是你好，你知道第二个什么吗？义乌。 呃，义乌都知道， <laughs> 都哦，小商品义乌小商品市场哦，你知道这个关系就很，而且第三个是什么有有有发票， <laughs> 不是， <laughs> 第第三个是上海，因为他去过，说那个上海人都骗他什么的，然后，但是他就整个他因为中国他现在不是整个就是在国际上是禁运，他不能卖石油嘛，然后中国买了很多，而且中国生意在那边做的都都蛮多的，就是基本上到全世界，听回来都是这句话。 啊，中国人真多啊，到到 <laughs> 哪里都是这碰到，一定碰到嘛。做小生意，做什么都有。你刚说让我想起以前看过一本书，很好玩，一个英国的女作家写，她说她在伊朗那边教书教书哈，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团体，都是学生女学生，那下午下课之后去她家读书，读什么呢？禁书，嗯，读美国英国的文学作品，那不准读的嘛。 他说那些，他这样描述那几个女学生啊，跑戴那个头巾，穿黑袍，然后呢很神秘的来他敲他家的门，一开门一进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把，呃衣服全部脱掉，然后里面呢那些禁书啊就塞在里面，禁书，然后解放了，就在他那个老师的家哈听摇滚乐。 读那个文学，禁掉的文学，那种描述的非常感人对他越禁忌的地方啊，他他他开放起来就越开放。我碰到有一个人，他是他是一个伊朗人，然后他后来是去美国了嘛，他回来，他说我在伊朗去参加的私人派对啊，什么比基尼派对，说我连在美国都没见过，就你关起门来，他就比谁都开放。 呃，他是很明显没去过中国，没有参加过。你知道他们有人从心理角度研究的那些中国那个贪官呢？为什么到最后抓出来就说一百多个、两百多个情妇？那简直就变成一个那个性瘾，就是他搞不完呐。嗯，就是你知道，过去憋得太狠了，你这 <laughs> 憋得太狠了，他就井喷，他就这就，哎，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喝水，喝水。 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这个让我想起，我昨天看了这个呃王蒙老师最近的关于新疆问题有一个讲座啊，他有一个观点啊很有意思，他就说实际上啊现就是所有的后发国家或者叫后发地区呃民族地区，你实际上都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现代化的问题，是就是有些个你认为是民族矛盾的东西啊，它实际上也许问题的另一面呢是。 他能不能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啊，又没有丢掉自己，又有他的本土化，这个这个矛盾呢？实际这中国百年来也是这个矛盾。像这像这个伊朗的例子就很好玩了，他那时候跟就是中国大清朝一样，对吧？就是一个一个就一个古文明碰到了，就是人家船坚炮利要比你更厉害。他当时有一个国王曾经想把。 这个伊朗人啊，全部改成信基督教。他也像我们那时候那个什么，有有那个什么五大臣去那个那个出国考察，他也出去考察回来，说我们要全部改信基督教。结果我就发现也推不下去，这个他转起来很困难，这很困难啊，就是会经历很大的这个痛苦。 会，就我讲到什么现代化西化哈，民国我们都知道嘛，一个很大的辩论对不对？全盘西化什么现代化，到最后那个胡适先生啊讲。